时间十一点零八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呃到礼拜五早上 <laughs> 十一点到十二点的名扬课节目，我是诗伟。今天呢，我们在呃星期四的早上呢，邀请到的这位医师呢，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哎，为什么我的 round down 跑到你那边去了？啊，我在这里。 <laughs> 要来欢迎的是黄真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热烈掌声欢迎！各位早，各位听众朋友早。每次黄千耀医师呢出现的时候呢，是我都觉得特别的开心哦，因为呢，我们要聊到很多跟皮肤科相关的问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聊聊来聊聊的是有关于皮爪也就是呃带状性疱疹。这个带状性疱疹呢，在今年，尤其是现在十二月呢，因为健保上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呢，对于 很多的患者而言是很好的音，呃，很好的一个福音啊！哈，那等会呢，我们再请黄倩耀医师呢来跟听众朋友呢稍微的做一下说明。那但是呢，我要先跟听众朋友讲呢，今天的民安扣，我们有在 News 酒吧的官方粉丝团上面同步的做直播哟。所以呢，除了打开收音机收听 FM 九八点一之外，也非常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 News 酒吧官方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诗伟，也可以看得到黄倩耀医师了。诶。 昨天的陈正文医师是型男，真 <laughs> 的也是型男。 <laughs> 其实我觉得现在医师都还蛮会保养自己的，对不对？这个总是要有一点点努力的。 <laughs> 没有，而且我觉得皮肤科医师啊特别辛苦，因为你要做口碑的。是是吗？对啊，你自己没有代表性，你怎么能够跟你的病人去去等于是告诉他说怎么样照顾自己的皮肤？OK，好，所以那个患者来的时候都会看一下医生的皮肤，说嗯，这个没有长痘痘，没有什么长奇怪的东西就 OK。就像有时候医师感冒也会被病人消遣，说你医师也会感冒？ <laughs> 医师当然会感冒啊。 医师是位在高危险地区哎，对不对？那个医院就是病毒呃丛生的地方，是最危险的哈。好，所以呢，呃，今欢迎大家呢，可以上脸书搜寻 news 九八官方粉丝团，欢迎你一起来加入我们。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有关于皮疹，也就是带状性疱疹呢。前阵子呢，呃，我不晓得是哪个单位开了记者会，邀请到的是曾国成先生。 然后呢，还有大家记得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经传呃，我们的天后蔡依林，她最近要出新专辑了哈。 <laughs> 蔡依林呢，也是因为腿爪呢，居然严重到了住院好几天呢。还有呃，我看到我这边新闻资料呢，还有写到的比如说像是呃，前总统李登辉先生，哎，不晓得他那摔一跤出院了没？应该出院了吧？好像还在医院的样子， <laughs> 没有听说出院吗？ <laughs> 啊呃，前总统李登辉先生，然后还有像蔡。 蔡依林啊，叶爱玲两个摆摆摆在一起好奇怪哦。 <laughs> 还有 No No，还有前阵子出来的曾国成呢，大家都有讲到，就是说深受皮抓呃带状性疱疹之苦啊。我想除了李登辉总统之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其他几位的这些明星其实都很年轻力壮？哎，对，就会觉得说这带状性疱疹不是跟老年人才有关系吗？那为什么这么年轻的年轻人？ 我呃算了，三十几岁、四十岁算年轻。 <laughs> 为什么他们会得到带状性疱疹呢？我们要请到呃黄清耀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先聊一聊。我们先聊一下什么叫做带状性疱疹好了，它其实跟水痘很有关系哦。对，没错，这个带状疱疹哦，在早期我们当然叫做腿爪了。那为什么会有带状疱疹？为什么我们会冒腿爪主要是跟我们的抵抗力有关。嗯，那。 的确，像刚刚四位讲到，它跟水痘很有关，因为我们要先得到水痘，嗯，之后才会发带状疱疹。嗯，水痘呢，它是一种病毒的感染。那这个病毒，它是经过我们叫飞沫传染，就是有的人可能咳嗽、打喷嚏，那你去吸进去，就可能会得到水痘。这跟感冒其实非常非常的类似。是。那水痘呢？事实上，现在的成年人绝大部分都有发过。嗯。那在一些很小的朋友，其实在这几年，应该说前几年开始，至少台北市，它也都常规性的有。 做水痘疫苗的注射，哎，在我们小时候没有水痘疫苗这件事吧？对对对，大概是这七八年开始的才有水痘疫苗。对，所以现在大概幼稚园呃，可能国小一二年级大概都有打了。哎，那我可以测出一个题外话吗？为什么现在七八年会呃出现水痘疫苗？我的意思是说，小时候妈妈都告诉我们一定要长水痘，长完了水痘呢养一养，不要去抓。但是呢，过了之后呢，你身体就会有抵抗能力了。是，所以我一直以为长水痘是一件好。 好事哎，长水痘应该在我们那个年代应该算是必经的过程。对，哎，就很多人都小时候就得过了。那可能一个班上，呃，可能一两个小朋友长然后后来全班陆陆续续都发。那发完大家也都没事。那主要是因为小的时候得水痘，它通常不会太严重。嗯，好，所以我们通常反而是希望说，甚至以前我听说有一些家长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可能邻居有一个小朋友得了水痘，嗯，自己家的小朋友赶快送去，让他传染一下。 <laughs> <laughs> 就越早得越好。有有，妈妈都说越晚得会发烧的越严重，然后豆子会冒的越多，所以越早得越好。没错没错，所以当时的。 概念，但是想法是这样子。嗯，那当然，后来慢慢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医学的进步，很多的疫苗慢慢都发生，嗯，哦，都被发发明出来。嗯，所以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包括说，呃，流感疫苗啦，所以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啦，小朋友更多什么五合一的这些疫苗等等。嗯，对，所以一定是越来越越越来越多的保护力了。哎，你是新手爸爸，所以你应该知道，水痘疫苗是属于必打的疫苗吗？ 呃，还是是属于家长可以自费性选择，可以自己选择。但是在台北市，就我了解，台北市是有它是有公费的，就是它会等于是免费可以注射。那是因为我们的市长应该是个医生的关系。 <laughs> <laughs> 这个我就不清楚。没有啦，我乱讲，刚刚那句是我乱讲了，我不知道。对，但是台北市有公费的水痘疫苗是真的，就是你年纪。 呃一定就可以打这样子。那我们在这个水痘好了以后，水痘这个病毒事实上不会不见，啊，它是躲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躲在哪？它躲在我们的神经里头啊。所以通常在我们的所谓的身体比较虚哈，应该说我们抵抗力比较低下的时候，它就会发出来。那这次发出来，它不像水痘那样子会全身都长，嗯，它就是长一条，哦，所以叫带状，就是所谓的带状疱疹。嗯，那因为它是躲在神经里面，所以发起来的时候，它也是沿着神经在发。 好，那我们的神经呢？身上的神经它其实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它有点像我们那个排骨这样这样子长。所以是因为这这它躲在这一排的神经吗？这一排神经有名字吗？它呃，我们其实有在医学上有给它编号，就是每一个区块它的那个神经的。 呃，名字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呃，带状性疱疹的神呃的病毒特别喜欢躲在这一区胸胸部这一边的神经，对，比较常见就是胸部跟肚子。那事实上，因为我们全身都有神经，其实全身都有可能会长哦，了解。那早期就是很多长辈他听到说带状疱疹，听到不会抓就觉得很可怕，嗯，那是因为以前呢，可能没有一些。 很很好的药可以来控制，嗯。好但是后来慢慢的有一些所谓针对带状疱疹这种抗病毒药，或者是我们会俗称它就是所谓的特效药。嗯，那现在有这些药的治疗之后呢，嗯，其实就不太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了。嗯，那带状疱疹在发之前，它通常就是会酸痛，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有个地方会麻会酸。哦，那很多人因为常常是发在这个腰的地方，所以很多朋友他会去觉得我坐姿不良，对他就会想说是不是我闪到腰， <laughs> 还是我。 什么呃，人家说这个椎间盘突出还是长骨刺等等，所以我们碰过很多的朋友，他是去外面已经绕了一圈，看过骨科、附件科、神经科等等，然后各种的呃什么电脑断层啦、M R I 核磁共振也都做了，是发现没有问题。 然后两个礼拜后开始长疹子，才知道 <laughs> 原来是带状性疱疹的关系。没错，所以可能初期你要注意那个症状，可能会是呃酸痛，酸痛，有人是麻。因为我还念到文献报告说会呃没有精神，毫无食欲。对对对，严重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这样懒懒的，因为其实它就是跟我们身体的算是抵抗力有关系。OK，好，那嗯。 对，那慢慢之后它才会开始长疹子，疹子长出来，呃，它就会沿着这样一条一个区块哈，所以才叫带状疱疹。嗯啊，那个黄金耀医师啊，本来说要带那个带状性疱疹的那个相片来让听众朋友看一下，但是我觉得有点 <laughs> 惊悚，我个人觉得有点点惊悚。我可以临时 Google 让大家看个一两秒，但是呢，我觉得呃，并不是非常，并不是看看太久这样子。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事实上带状性疱疹呢，它长出来。 听说很容易跟其他的呃，我我我是没有长过，所以我不知道。听说很容易跟湿疹啊、异位性皮肤炎，甚至是其他青春痘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以至于让很多人第一时间不以为那是带状性疱疹，对不对？这个可不可以跟大家稍微的做个说明？嗯，呃，带状疱疹的这个疹子一开始它是一些小红点，嗯，那小红点可能数目不多，也许七八颗，嗯，那七八颗的这个疹子看起来，有的长在脸上，就觉得是不是长青春痘？对，或者是它可能因为会有点。 不舒服，会有点刺刺痒痒的，他觉得啊，是不是呃湿疹等等的？嗯，那这个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去判断，通常必须要有经验的皮肤科医师才有办法在早期就确认，因为他还要包括呃综合整体的症状，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些疹子拿去做化验。嗯，那。 对，就像这样子。比较 <laughs> 比较不恶心的版本，恶心的版本我就不敢拿出来了。是，那大概到中期，就是整只发出来，差不多五天六天之后，它就开始会变成像这样子的一些小水珠。那小水珠上面都有一点点透亮透亮的。对，那其实就是一些小水珠。 哦，OK，可是这个看起来跟湿疹很像哎，湿疹不是上面也会有一颗一颗水水亮亮的吗？对对，所以我们说这有时候是必须要专业的，这个皮肤科医师才有办法去判断。嗯，所以有时候可能在初期，呃，说真的，如果我们不是去找到皮肤科医师，他没有办法给你正确的诊断，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啦。并不是说这些医师他们呃呃怎么样，因为这个真的是比较困难。不要怪他们。对对对对。 啊， <laughs> 所以发完这个疹子之后，大概这个到一个礼拜之后，就是在七天以后，这些水珠慢慢就会收干，会结痂。是哦，那整个皮肤的这个复原大概需要两个星期左右。那这过程中其实是会有一点不舒服，哦，绝大部分他会痛。嗯，那有的人没有这么的严重，他可能觉得就是痒痒的、刺刺的。嗯，那一直到皮肤都好了，就是即使他。 伤口都复原，结痂也都掉了，嗯，还有人会痛一段时间。诶听说那个叫做带疹带呃带状性疱疹后的疼痛，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呃你完全没有长疹子喽，但是你那个疼痛的感觉还是没有消失，那是因为那是后遗症还是没有治疗好？对，那个算是后遗症，因为这个带状疱疹它是因为神经的发炎，嗯，引起皮肤长疹子，嗯，那皮肤复原的比较快，但是神经比较慢，嗯，所以有的人在皮肤好了以后，他这个 痛还是很严重，而且有人痛到是不能睡觉那种。好像之前，嗯，前前几个月也是有，呃，也是有名人说痛到因为这样子，然后呃，就是很不舒服就对了。嗯，那去找你是不是？ <laughs> 不是，这个有上新闻的，所以不太能讲。有上新闻的，为什么不能讲？ <laughs> 因为后来跳楼啊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起来了， <laughs> 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前议员先生，对，不好意思，嗯，那这个。 就知道说它其实非常不舒服的了。哦，那这些这个疼痛，当然现在是有些药或一些治疗方式可以处理不过我们当然是希望让带状疱疹在越早期得到控制，它能够呃越不容易有后续的这些后遗症的发生啊。所以您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带状性疱疹容易跟其他的，比如说湿疹啊，会异位性皮肤炎，甚至是一些青春痘等等毛囊炎混淆在一起。所以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你在早期的时候就可以去找皮肤科医师来帮你做鉴别诊断。 但是因为呢，这相这相对来讲是有一点点的困难度，所以如果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的话，也不要太怪皮肤科医师。但是你自己要严密的去去追踪。呃，像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呢，她之所以发现她自己长带状性疱疹，是因为她长在那个女生穿内衣的下缘处那个地方，所以她就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我会是在长在这里？而且她开始慢慢沿着一颗一颗长的时候，她开始惊觉，原来这应该是带状性疱疹，就赶快去就医。 听说带状性疱疹治疗有所谓的黄金七十二小时，这真的吗？跟中风一样啊？哎，对， <laughs> 有点类似。 <laughs> 为什么？为什么是黄金七十二小时？是那，为什么会黄金七十二小时？主要是因为我们在。 早期就是三天之内，七十二小时就是三天嘛，在它整个发起来这三天之内，如果我们能够赶快用这种特效药去治疗，它的效果会特别好对，所以通常还是说，嗯，早期发出来啊就不要拖，赶快治疗，越早越好。嗯，当然并不是说这三天过后啊就没救，不是，而是说它可能整个呃比较起来它会好的慢一些。嗯，所以只要有带状疱疹，不管它发多久，嗯，其实都是还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啊。 这个病毒性药物应该是说在。 呃，带状性疱疹发作前七十二小时治疗效果是最好最高的。没错。那接下来它还是有治疗效果，但是只不过是可能会拖的稍微长一点点这样子。但其实都一样啊，不管是癌症或感冒或任何的疾病都是一样。呃，越早就医效果是越好的。哈哈。那我想要问一下啊，大家都说带状疱疹呢，呃，发作起来时候真的很痛。那那个那个痛是怎么样的痛？而且他们说是像。 因为是神经痛嘛，听说是像触电一样的痛，你应该也没长过吧？ 我没有长过，但是你应 <laughs> 该有听过病人描述过，因为我我也没长。你你们有在在场有长过的吗？没没有没有，知道吗？这个大概描述一下，其实很多样化，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比较轻微的，有的人他说啊就是痒，嗯，但是那个痒呢，他说是从里面痒出来，嗯，他跟我们有时候这个，比如说蚊子咬，你觉得皮肤痒那个不太一样，因为它就是神经，而且是深层的神经在痒，嗯。那有的人他会觉得很像这种火在烧，就是热热的感觉哦。那或者是呢？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单纯的痛，那这个痛就像触电这样，嗯，就是一阵一阵，像这种样电到的感觉，嗯。那有些人他比如说是在发在大腿，嗯，或者是发在肩膀、手臂，他会觉得这个地方没力气、酸软啊。哎，所以有的人他也会担心，哎，是不是我是不是中风？为什么突然间这个手怪怪的？嗯，那其实都是因为神经的影响。了解哈，所以啊，带状性疱疹的这个呃发作的话呢，有这一些的这种像触电式一样的疼痛，它的疼痛跟平。 常的，你去运动之后那种乳酸堆积的疼痛是不赶快呢？ <laughs> 所以你自己要提高一下警觉心了。那接下来我要问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了。刚刚我有说过了，呃，李登辉总统呢，他有带状性疱疹，或者是像呃，刚刚我们提到的过世的李新议员，他有带状性疱疹，我们稍微可以理解一点点，因为他们的年纪稍长。但是为什么像这么年轻的艺人，比如说像呃曾国成啊、NONO 嘛甚至是我们天后蔡依林这么年轻，他们会得到？ 带状性疱疹，这是不是代表有哪一些人是带状性疱疹的高危险群？而且他甚至超越了年龄的那个界限呢？对，其实呃，带状疱疹在各个年龄都可以发，好像我们也碰过小朋友六七岁就就在长，嗯，那当然相对起来呃年纪比较大的比较会，嗯，那为什么很多现在年轻人也会长带状疱疹？我想跟压力是有关的啊，因为我们发现很多是在你特别。 比如说作息不是很正常，或工作比较多哦，很多人到像年底很多要结案，很多业务他们要结案。 <laughs> 你在说我吗？ <laughs> <laughs> 我最近要开董事会，我真的好烦哦。对，然后年年底董事会有好多结案都要写。对，其实我们诊所也是，就是年底事情特别多，还有财务报告， <laughs> 对，啊。年度财务报告全部都挤在这个时候。然后我每天那么按计算机的时候，我都觉得人生好无趣。 <laughs> 对，就是在这种时候特别容易会发，好，或者是他可能比如说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哎，比如像最近。 早上是冬天的气候啊，中午变成夏天。是那时候这种保暖没有做好，也很容易会发。嗯，好，所以它主要是跟个人的抵抗力有关了。好，那但是我们虽然说，哎，跟抵抗力有关，很多人会担心说，那我是不是得带状疱疹？我就是所谓的抵抗力不好，或是免疫力不好等等。其实往往不是啦。啊，什么意思？往往不是，应该是说带状疱疹发出来，它是给我们一个警讯，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生活习惯，嗯，不是一百分。 哦，需要做调整，对，需要做调整，但是并不是说我们真的身体有什么大毛病，那这个倒是不必太过紧张。哦，OK，所以只是说相对性来讲。 当你在长带状性疱疹的时候，它是相对性来讲你的抵抗力稍微低一些，但是并不是代表说你身体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免疫力低下的问题，还不至于这样子不需要那么的紧张。但是这时候你要提醒，反过来来看的是你的生活作息、你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你的工作压力。我想蔡依林应该是自我要求很大的人，对对对， <laughs> 啊，是不是都是适时的需要去做一些调整？这样我可以明白啊，因为虽然出来代言的都是艺人，但是我想。 艺人他们本来就是属于嗯随时 stand by，然后生活作息比较呃，稍微的规律规律一点的人，他们当然比别人的危险性会稍微的高一点点啦哈。而且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是，任何年龄层都有可能发生。对，但我可以讲说。 老年人、中老年人发生的几率就是会比年轻人再高一些吗？比较高一些，可以这样子讲吗？哦，OK，好。那接下来呢？呃，我们在第一阶段大概剩下四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刚刚有讲过了，如果你正在长了带状性疱疹的话，不要太过紧张，因为现在呢已经有很好的病毒性的药物呢， <laughs> 哎，病毒药、病抗抗病毒药物可以来做治疗了。但是呢，在十二月起的时候呢，健保呃健保署开始呃扩大了。 鉴保给付的范围，这个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的做一下说明。我知道你说那个药的中文名称很难念，我帮你找到了，它叫做阿昔洛韦哈。 <laughs> 啊，这个啊，你可以讲，你可以讲英文啊，你可以讲英文啊。就是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所谓抗病毒药，因为带状疱疹它是一种病毒啦。对。那早期就是刚为什么说这个呃黄金七十二小时之内用，它效果会特别好。嗯。但是因为呢，这些药刚出来的时候单价其实蛮高的。嗯。所以在健保的规定上面会抓的比较严谨。那一开始什么意思？就是它会。 只有允许说，只有开放这些所谓的高风险性的状况，我们才会啊，才能够由健保给付这个药。那对，什么叫高高风险性？第一个就是你本身抵抗力就不好，包括说你癌症，嗯，啊，或者是你有在用一些，比如说风湿免疫的疾病，吃一些免疫、免疫风湿科的疾病的病人，对，因为他有些要吃这种所谓的呃免疫抑制剂你的，免疫系统就是会不好，嗯，那。 其次，比如说像呃器官移植，也需要吃这种呃，就是说抗免疫的药。比如说换肝的病人，对对不对？对，这种那本身免疫力不好，所以他必须要用。那其次就是部位，好，那部位呢，包括说发在这个眼睛这边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肛门跟生殖器附近。嗯，那长在眼睛这边为什么它是高风险性？我记得高凌风先生在过世之前是长在眼睛这边，对，其实蔡依林也是。 <laughs> 那时候新闻有讲出来， <laughs> 新闻有讲，这个这个不是我去偷看到，是新闻有讲。害我很紧张，我想说你干嘛突然爆？ <laughs> 哦，新闻有讲是不是？新闻有讲，对。因为为什么长在眼睛特别的恐，特别的特别的健宝而忌妇？因为长到眼睛如果太久的话，这个眼角膜会受伤，这会影响视力的。那其次，如果长在这个肛门生殖器附近，如果严重的，它会影响大小便。嗯，所以这个它是。是啊，大小便会失禁，是不是？有的是会失禁，有的是它会解不出来啊，尿尿不出来，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嗯，所以他必须呃，应该说必须早期用一些这种抗病毒药来治疗。嗯，但是现在呢，就是从十二月。 开始，嗯，啊，健保就是给付说，那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嗯，啊，只要是你有带状疱疹，或者甚至你是单纯的一般的这种纯疱疹，嗯，它也给付，好，的哦，所以是全面性开放，是是是，嗯，但是其实呢。 这种抗病毒药又有分好几种，嗯，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分成比较呃所谓的第一代的跟第二代的。等等一下，你先等一下，所以你意思是说，之前必须要是这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呃有器官移植、有癌症、有呃过敏免疫风湿科的病人，才能够使用这个，才能够用健保给付的方式来使用这一类的抗病毒药物。还有同时，如果你是长在眼睛跟生殖器这一些容易带来重大并发症的疾病的患者，你才能够使用这些。 抗病毒药物，那除此之外的都是要自费的。对，在之前是必须要自费的。然后十二月起，也就是现在起是全面开放，只要你有感染的话，我就给你健保给付的抗病毒药物。 哇，好棒哎， <laughs> 超棒的！对啊，对，但是这个药我们刚说，它可以简单的分成第一代跟第二代，就是比较旧的跟比较新的。嗯，那目前健保开放的是比较第一代，就是比较旧的这个。那事实上效果也不错啦，好像就就是这个吗？什么？对，就是阿喜洛韦 （acyclovir） 哈。嗯，那其他的比较新的就是后面这两种，就是呃，你可以念英文没关系。叫 acyclovir 跟 f c y c l o v i r 这个是比较。 呃，算是比较新的药，那它还是目前健保还是没有给付，这部分还是必须自费。四根都是 sick v i e r 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laughs> 那就是一些药的 <laughs> 药的名字，对对对对对。好，呃，所以你你你的意思是说，那第一代跟第二代有什么差别呢？那主要是我们吃下去以后，这个吸收的好坏。嗯，哦，这个新的药它的吸收率比较高，所以它的也可以说它的药效是比较好一些的，比较强一点，可以这么说。那第二代的目前健保有给付吗？目前。 健保没没有，就是还是它还是维持在，就是你要有这些特殊状况才能够用。那所以健保完全开放给付的是第一代的药物。那第一代的药物是否就已经能够有效的去治疗了带状性疱疹？其实绝大部分都效果都蛮好的哦，所以不必一定要说越新的越好。对，其实也未必。当然，它严格讲一定是有差异，所以它才会有新的药物出现。但是，嗯，我想在。 目前的情况，我们就我们临床经验看起来，其实第一代的小药物效果也都蛮好的。了解哈，所以呢，目前健保针对所有带状性疱疹的患者是全面的开放健保给付，是第一代型的抗病毒的药物。这些药物之前是要自费的，但是现在呢，是只要你确认有感染的话，是全面健保来给付。但第二代新型的抗病毒的药物呢，可能还是是属于特殊状况的患者，比如说呃，我一个好朋友的妈妈，她是血癌，那因为抵抗力很低。 讲他那个真的长得很严重，我那个他的带状性疱疹哦。 它是已经长到这这边黑黑的起一个大水泡了，的这样子是非常严重，疼痛到整个晚上都难以入睡的，像那种都已经要用到吗啡止痛，然后再加上抗病毒的药物才能够有效的去做一个治疗了。好，所以呃，这算是一个蛮大的好的福音。但虽然说是好的福音呢，还是希望大家不要长带状性疱 <laughs> 疹，这个是最好的了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金县皮肤科诊所的黄金耀医师。 第二就是西大路那个每次大排长龙的黄珍宪皮肤科诊所，而 <laughs> 每次都是凌晨才下班，超辛苦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同时在脸书上面呢有线上的直播，也非常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上脸书搜寻 news 九八官方粉丝团。我们这里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十一点三十四分，欢迎回到《名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跟听众朋友呢聊聊有关于回爪带状性疱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哎，它是一个在秋冬容易好发的疾病吗？嗯，它是在换季的时候特别严重，所以像这阵子其实就是上换季吧。对， <laughs> 真的最近温差很大耶，哈，好，所以呢，呃，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等会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扣音进来哦，来请教黄。 请教医师，但是先告诉大家的是呢，我们今天营养课在脸书上面呢，同时有直播，非常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搜寻 news 九八官方粉丝团，帮我们按赞，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分享出去，帮助更多人了解有关于带状性疱疹。尤其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非常的重要，而且我看到脸书上面呢，也有一些人有问到啊，呃，这个是嗯。呃诶，哦好。 一下子看不清楚名字，啊。反正有人问那个疫苗，疫苗，因为呢，现在有带状性疱疹的疫苗，但是它是自费的，而且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一支不便宜，好像要五六千五六千块起跳。那有些人，你知道那种长辈们就会比较舍不得花钱，就会想说啊，我真的要花钱打打打打带状性疱疹疫苗吗？还是我每天勤运动就好？ <laughs> <laughs> 请问一下，打有需要去打带状性疱疹疫苗吗？这其实是一个呃，很多人会问，但是事实上蛮难回答的问题了。因为其实疫苗打疫苗，任何的疫苗都一样，它其实就像是买保险。嗯，哎，我们都不希望保险用得到，但是有买就是有 <laughs> 有有买有保佑这样子，所以。 这个带状疱疹疫苗也是同样的意思了。那他打了，说真的，他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预防哦。有的人打了疫苗还是会发带状疱疹。啊，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对，其实所有的疫苗都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预防。嗯，但是有打总是降低这个发生的机会了。嗯，那我会觉得，因为带状疱疹发起来，第一个真的蛮不舒服的，而且它会长在哪里不知道。如果运气很不好，比如说长在脸上，有的人会留疤。 或者是有可能会伤到眼睛，那我会觉得，如果我觉得长在私密处最痛苦，应该是又痒又痛又难抓，对，就很不舒服，很 <laughs> 难上班呀。 <laughs> 对，那我会觉得。 整体的考量起来，如果说这个呃经济上可以负担，但打疫苗，觉得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坏处啦。现在疫苗，呃，它会既然会发展出来，一定是有它的一些呃用处，是。所以我是觉得是可以打，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一笔钱花了实在是心蛮痛的，有的人他就不想花这个钱，那我觉得就像思维讲我们。 尽量多运动，饮食尽量就比较均衡一些，而且要呃那个作息要正常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作息正常对于呃提高免呃免疫力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诶，对不对？如果说早早早就是睡觉时间就是早晚不定这个。 呃，整体来讲都不太好。哎，但是请问一支呃带状性疱疹疫苗，它的有效的预防期限目前呃大约是多久左右？原则上应该是终身会有效。 <gasps> 终终身人活很久呢，我三十岁打的时候可以撑到八十岁上因为即使是没有打疫苗，哈，我们对于带状疱疹的这个抵抗力，就是绝大部分一辈子也就发一次而已。这种本身。 只要你发过，我们就会有一定的这个抗体产生，就有点类似疫苗这样子的效果。嗯，所以呃，原则上带状疱疹应该是可以维持呃一辈子的，一辈子的。所以即即使我是自然感染的带状性疱疹，我也可以有效的来做呃呃，就是抗体也会有效产生，是不是？对，就是绝大部分，我们说绝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一次。但是我听到蛮多人复发的耶。对，其实复发就是说你的真的身体抵抗力比较不好，或者是有的人，像我们有个有一个朋友，他。 一年里面发了四次。 还 <laughs> 蛮消停，因为他那一年都很累，嗯每天就是忙得昏天暗地，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身体的抵抗力有关。但是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一次。OK 哈，另外呢，我们在网络上有呃听众朋友 ST 十哦，他问说，请问这特效药，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特效药，它是口服的还是打针的，还是它它是吃的口服？它全部都是第一代、第二代都是口服的药物，是不是？哎，对，其实我们针对这个带状疱疹的所谓的特效药，严格说。 我们可以分成三种，就是擦的、吃的跟打针的。哦，真的有三种啊！对，那擦的，呃，其实一般应该很多人都会在药房会买得到。嗯。那这种主要是针对像是那种嘴唇的疱疹，嗯这个擦了有效。单单纯性的带状性疱疹的那种疱疹，那种擦了会有效。但是带状疱疹擦这个药是没效的。嗯。哦，虽然它的名字都有一个所谓的抗疱疹的药，但是它的呃病因其实不同。好，那。 目前主要就是这些吃的药物，是。那这吃的就是我们刚说有第一代，所以第一代比较旧的跟比较新的这个药。那再来的确有打针的，很多呃，在我们这个得带状疱疹都会问说，那我可不可以打一针比较快？嗯。 有打的针，但是不会比较快，为什么呢？ <laughs> 因为这个针是一天要打大概三次的，所以那是要吊点滴的哦。哎，而且是要持续打个好几天，那还不如口服药来的轻松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新一代的这些口服药的这个出现？因为新一代口服药它的这个效果，嗯，几乎等同打针的效果，嗯。 因为它的吸收率很好，我们可以几乎都进到身体里面去。了解。对，所以大概有这三种的处理方式啦。那一般来说，什么时候真的会要打针？嗯，那通常就是。 第一个，我们抵抗力真的很低下，比如说癌症啊，癌这一类的，或者是它是发到全身都是，有一种带状疱疹，它是会扩散出去的，那可能会需要打。嗯，但绝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必到这么严重。OK，好。但是我另外有个疑问呢，请问带状性疱疹的口服药物，它会不会需要像抗生素一样是需要？ 一连吃个七天或两个礼拜，连续吃它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显现出来呢。它的确是需要持续吃一段时间。那目前的标准的呃所谓的疗程是七天，嗯，好，就是你这七天，对，大概五到七天之内就大概就足够。每个人复原的速度毕竟不太一样。嗯，那很多人会说，那我七天吃完，但是我还没有好啊。嗯，好，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疹子冒出来，整个要复原大概需要两个星期。是那。 吃一个礼拜，等于是，哎，那我还有一半呢。嗯，那一半怎么办呢？我还要不要再继续吃？要吃吗？不要再继续吃。真的吗？因为这个药其实它对肾脏是负担比较大的。哦，对，我们吃任何的，应该说用任何的药物，就是时间够了就好了。所以它跟抗生素刚好相反。 他是没有症状了，就不要再继续吃了。那其实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疗程，通常会把这个疗程治疗完成啊。那抗生素其实就是要也是一个疗程了，对，再多也没有好处了。哦，了解哈。特别的提醒大家来做注意啊。呃，在网络上呢，对不起，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这是呃，应该是郭青苗吧？请问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来注射疫苗呢？是这个疫苗呃，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注射然后医院，我想绝大部分医院一定都会有。嗯，那诊所呢？ 呃呃，很多这可能就要问问看，包括说，我想皮肤科的诊所可能会有一些内科加医科的诊所，呃，应该也都有提供。但是这个通常要先打电话问一下。但是我想医院，如果说呃，这附近的不管是区域医院或者医学中心，应该都会有这样子的。我个人严 也呃，我个人诚挚的建议，请大家一定要先打电话去问，因为真的不要白跑一趟啊！先打电话去问，才能知道说到底有没有疫苗。有的话，在全网施打是最好的。哈，先上有位邱先生，久等了，不好意思，邱先生。哎哎哎，久等，不好意思。思维医生你好。你好，请说。那个，因为我我上个月哈，嘿，有得那个疱疹啊。嘿。那我我我是我是有早发现哦，吃一个礼拜药。嘿。 啊，已经好了啦。好，哎，我想请问一下哈。嗯，那是那个，已经好了之后，第一个有没有抗体？嗯，第二个需需不需要需不需要再打疫苗？OK。啊，疫苗费用大概是多少？OK，好，谢谢你，谢谢邱先生，很实用的问题。对，呃，如果说其实邱先生讲到说他得疱疹了哈，那疱疹我们其实是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带状疱疹，嗯，那另外一种叫做单纯性的疱疹，嗯，那带状疱疹就是会长这样子。 一条，所以才叫带状。那如果是得到带状疱疹，得到之后我们是会有抗体的，所以绝大部分的人不会再发第二次。就是呃，带状性疱疹这个，对，就一条的这种。啊，但是我们刚讲是绝大部分，其实是会提到有一些人他会再发，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所以呃，就学理上而言，还是可以打疫苗，还是会有帮助，但是。 当然，它帮助跟你没有发一针打，当然就比较没那么高哈。那个它的呃，等于是 CP 值投资报酬率没有这么好。那这个抗体的部分，就是如果它是所谓的单纯疱疹，那其实还是会再冒出来。嗯，好，单纯疱疹它是会。 呃，就是我们容易会反复发作的。那如果是单纯疱疹呢，目前是没有疫苗的。嗯，啊，就是打这个带状疱疹疫苗，并没有办法预防这种单纯疱疹，就是常家嘴巴破掉。就是那个嘴巴上面单破一颗洞的那一种，它它是不能够预防单纯性疱疹的。但是带状性疱疹是可以预防这种长全身的这一种。对对对，好那费用的话，我们刚刚有讲过，大概是五六千左右，五六千块上下。但是还是要看各个诊所他们自己的费用的收取啦，哈。好，嗯，欢迎听众朋友呢。 可以持续的扣音进来，我们的扣音专线是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我刚忘了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民间流传说，普伊祖阿拿西长一圈， <laughs> 从头长到尾这样子啊，大概那个性命就不保了，会非常的性命岌岌可危。哎，我同事用了四个字叫病入膏肓， <laughs> 这是真的吗？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嗯。 绝大部分的带状疱疹其实是不会长全的，哈，因为我们刚讲它是沿着神经长，那我们这这这个神经它很好，它是从我们的脊椎啊，就是背上这边，然后一条到前面来，对，所以它是一半一半的。 那我们神经是这样，就像抱起来，这样的感觉，所以它只会沿着一个神经长，它不会说跨到对面去。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但是有一种很少见、很少见的叫做双侧的带状疱疹，它有可能真的会长所谓的一圈，那甚至不见得刚好一圈哦，可能一边高一边低这样子。所以你是说带状性疱疹通常是从单侧开始先长，对。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太严重，才会长双侧。这其实也不能，它其实跟严重度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有时候是一些比较呃，算是跟运气有关了，就有。 可能刚好它会发在两个地方，但是这样子的话有变得比较严重吗？其实也没有，但是大家会比较紧张，因为民间一直有一个这样子的传说嘛，就是说长两长两边好像就快死掉，这样子把它圈起来。对对对，那我我想这边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讲说，这其实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以前真的早期的时候在弄疱疹。 是蛮严重、不好处理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了。嗯，但是请你也不要拖到这么久。 <laughs> 对对对，因为长了这么多，应该是拖很久了，对不对？有时候不太舒服，才去看医生。我听说带状性疱疹的患者是痛到连晚上都睡不着。对，有的人真的是痛的连。 呼吸都会痛，就是它，你说长在胸口，嗯，它连吸气都会。会呼吸的痛，这不是歌名，对， <laughs> 这是歌名，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歌手的。对了，好，所以是真的不要等到痛到这么严重。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呃，请不要。 去庙里面斩皮蛇， <laughs> 不是什么对，斩皮蛇拜拜吃香灰，还有什么？对，就是有些话一些过过过过灰楼啊，洗香蜜我们摘然后就是那些没有任何的帮助吗？对，其实呃，很多人他都会说，哎，我哪个长辈去斩皮蛇就好了啊？嗯，好，那为什么斩皮蛇会好呢？因为皮蛇本来自己就会好，嗯，哎，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啦。嗯，那斩皮蛇说真的，呃。 其实它有很多种，这个部分我们导师有稍微有研究过。斩 <laughs> 皮蛇有很多种，呃，流派就是不同的民间有不一样的做法。那有的， <laughs> 你一个皮肤科医生去研究这干嘛？我们要知道皮蛇怎么斩。 <laughs> <laughs> 那有的是没有什么不会造成什么伤口的，这个 OK 了。你要去斩呢就算了，但没什么帮没什么帮助，可是也没什么坏处。嗯，但有的皮蛇是它会在上面涂东西，然后会画一些的，这个就不太好，因为有时候它会有些呃细菌、脏东西被带进去啊。它如果上面有伤口的话，那个细菌就跑进去了耶，没错，没错。嗯，OK，好，所以不要随便让那些什么香灰、什么炉、什么有的没的去弄到你的伤口是最好的。对不起，线上有位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你好，请说，久等了，抱歉。我想请问那个医师啊，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 <coughs> 一般的疱疹是不是会反复发作？嗯，有没有办法根治？嗯。第二个问题啊，就是有一种 <coughs> 这个面这个乳霜啊，擦了以后可以去皱纹的。嗯。好像说一个礼拜擦一次，这种有没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在医疗上它的这种？ 逆转是什么？嗯，好，OK，谢谢你，宋先生，我们请您先挂断电话哦。我们等会呢，在广告回来之后呢，再回复您的问题。非常谢谢你哦，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十一点五十分，欢迎回到明阳客节目现场，我是诗薇。我们在今天现场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黄千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如果呢，你嫌这个黄千县皮肤科诊所每次都大排长龙，要等到深夜的话。 <laughs>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是雅文皮肤科诊所，呃，文雅的雅，文章的文，对不对？雅文皮肤科诊所，我去过一次啊，那真的环境舒服多很多。 <laughs> 可以，可以比较有机会跟帅气的黄医师多聊几句话。 <laughs> 好，那回答啊！非常欢迎你，可以同时上网呢，到呃脸书搜寻 news 酒吧官方粉丝团，一起加入我们来讨论有关于带状性疱疹跟瑞爪的问题啊。我们先来呃回答先宋先生刚刚的问题，他说到底带状性疱疹有没有机会可以彻底的根治呢？刚刚宋先生问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呃一般的疱疹有没有办法被根治？哦。 那呃，目前对于疱疹，就是说单纯疱疹，其实没有办法所谓的根治，但是可以控制。哦，在带状呃单纯疱疹发起来的这个前面这几天，我们如果早期用这种抗病毒的药去治疗，所以它会好的比较快，也比较不会不舒服。嗯，但是它可能一段时间之后还是会发。嗯，那我们有些人就会觉得常常这样发很讨厌。哦，一般来讲，如果说一年发超过四次，嗯，那我们就会。 可以考虑用一种长期服药的方式来让它稳定，因为一年四次其实就蛮烦的，因为每次要好可能就已经一一个多礼拜，那嗯你要四次大概就三四个月就会发一次。你的意思是说不？ 长期服药意思是说，尽管尽管痊愈了，依旧吃药做预防性的治疗的意思，是不是？但这其实是一个呃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因为这个药物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它其实对肾脏负担是有一点的。那再来就是你每天都要吃，其实也很麻烦。那再来就是如果不吃，它之后还是有机会会再发。好，所以要不要做长期服药这种方式，是要看。 这一个问题就是疱疹这个问题对你构成的困扰有多少？像有的人他可能是比如说每天都必须在镜头前面曝光，或每天都要面面对很多人，他比如说嘴巴不能常常这样破一个洞。我没这个困扰。 <laughs> 那这样子的话就值得呃这样吃，但是如果说它长在一些比如说看不到的地方，又不会说造成什么太不舒服，那。 就可以再斟酌了。OK，那第二个问题是说，有一些这种所谓除皱或者抗皱的一些保养品，哇塞，有这么神奇的，赶快介绍给我。对，现在其实有很多市面上会有宣称这样子的效果，那很多的成分在学理上来讲，它也的确有抗皱的这个。 成分在里面，但是擦的东西事实上很难真的进到皮肤里头，嗯，所以绝大部分的所谓的抗皱的产品，它还是偏保湿的成分，就是让我们的水分比较皮肤水分比较多，嗯，那看起来比较饱满，当然就会看起来比较细致一点。哎，可是我要问哦，最近有一些保养品号称他们有加入肉毒杆菌的精华，然后加呃什么什么擦上去之后就很像擦上肉毒杆菌这样整个紧致起来，有这么神奇哦？对，就是说它它现在那种叫做类肉毒杆菌，它就是。 类似这样子的效应，嗯，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它就学理上而言是有效的，嗯，但是能不能够真的进入，就是吸收进入皮肤，这个是还必须要再观察看看。OK，好，呃，这是回答宋先生的问题。林先生你好，林先生，两位好，嗯，那个黄医师，请教一个问题是，就是我几个月前哦，靠近左手。 手掌心的那一面哈，长了一个瘤哈。嗯，那过了好几个礼拜之后，它自己逐渐的消失。是的，请问这可能是什么疾病呢？ 哦，手掌心是吗？哎，对，靠近手掌心 OK，其实一般哦，如果自己会消失的瘤都不太需要担心了哈。如果是坏东西或是癌症什么，它一定不会自己不见。嗯，那如果说像这种长在手部，然后可能自己会不见的，有可能是一个我们叫腱鞘囊肿。嗯，哦，腱鞘囊肿呢，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像小水流在里面，小水泡。嗯，那这种常常都是我们手活动太多，就是我们这个。 肌腱啊，就所谓的筋，它常常这样子摩擦摩擦冒出来的。那这种有的它慢慢，你只要休息一阵，它慢慢就会消失。那基本上如果会消掉。 他自己会完全的不见，就不太需要紧张 OK，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另外呢，我来回答一下网络上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就是 June June 陈呢问说，妈妈的带状性疱疹已经有十年以上了，而且留下深色的疤痕，还会抽痛，有解吗？是那个深色疤痕有可能去得掉吗？疤痕哦相对起来比较不担心啊，因为他说真的是美观的问题，但是他提到说会抽痛，嗯，这个就是比较长期的以带那个疱疹后的神经痛。 嗯，好。那目前针对疱疹后的神经痛，现在的处理方式，第一个当然有些药可以吃了，但这种比较偏是呃神经内科在处理的用用的药，专门处理神经痛的药。嗯，那再来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光疗，啦或者一些注射，像肉毒杆菌素，其实对这个疱疹后神经痛也有一定的效果。嗯，但是我会建议像这样子的状况，可以先找神经内科或者是疼痛科，嗯好先。 由这些专门的处理疼痛跟神经的医师来评估，嗯，那我想会比较好一点。OK，好。呃，另外呢，还有有些人说，带状疱疹两星期痊愈了，痊愈中了，还要吃特效药吗？是，如果已经过了两个礼拜，通常这时候已经结痂了，那结痂再吃。 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一般来讲，如果说在还没有结痂以前吃，都还蛮蛮不错的哦，都还是还是会比较好的比较快。那结痂，其实它已经进到尾声，就是我们准备要收尾，它已经要好了。这时候吃不吃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好，节目的最后呢，我要请黄清耀医师呢，好好的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了。我们有讲到啊，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是带状性疱疹好发的高危险季节。那在现在这个时候，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好好的来预防？不管是预防发。 或者是预防再复发，请医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其实这主要就是让我们身体的状况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状态下。所以第一个呢，我们的睡眠一定要充足。我们的目标希望能够睡到八个小时了。那现在的生活作息很困难，所以我们。 <laughs> 我没有。你看， <laughs> 你看，医生都这样子，叫人家睡八小时自己没对，所以现在生活习惯其实没办法。但是，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放在说固定的时间睡觉。哎，这个是比较，我想是比较实际的。你说现在要大家多早睡，说真的不可能。每个人生活习惯、工作的形态也不同。嗯，所以我们就是固定时间，然后上床睡觉，这样让我们的。 呃，生理时钟是比较好的。好。那其次呢，蔬菜要多吃，然后有机会呃多运动，这样子它就比较不会发。嗯，我觉得多运动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然后不仅会让心情愉快，而且呢，对于预防各式各样的疾病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哈。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针线皮肤科诊所的黄千耀医师。呃，如果呢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回答的很充分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抱歉了，但是也非常欢迎您把脸书上面的影片分享出去，可以帮助更多的病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谢谢。 谢医生，谢谢。